现在时间十一点零七分，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的《民央课》节目，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欢迎的是呃国泰综合医院感染科的主任陈立群医师，医师早安。呃，诗伟早，各位听众大家早安。好，非常欢迎大家呢，今天呢可以啊上 YouTube 搜寻啊。 九八新闻台就可以呢搜寻得到我们今天民安课的现场直播了。今天呢，在现场的节目当中呢，除了有诗伟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呃陈立群医师要跟听众朋友呢一起来聊聊有关于感染科方面的相关问题了。最近一则最大的新闻，应该就是有关于台中荣总的新闻了。台中荣总呢，爆发了有关于疥疮的群聚感染呢。而且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觉得最夸张的是呢，这是一名病人呢，他因为肾脏病住院。 他住院的时候呢，是跟呃护理师有医生说呢，哦，他有牛皮癣跟那个肝癣的啊，肝癣，对对对，很，然后所以呃，可能大家也就是说，哎，不以为意，或者是说看了一下，好像也差不多，结果没有想到呢。 呃，等到陆陆续续被感染之后，才发现天哪，它不是牛皮癣，也不是肝癣，而是让大家很害怕的疥疮。疥疮为什么让大家这么样的害怕？而且为什么疥疮奇痒无比？而且你知道吗？疥疮哦，是只要你坐过的沙发、躺过的床铺，听说都要彻底的杀菌跟消毒啊。为什么它的感染力可以这么样的强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会好好的跟听众朋友来做个解说。首先呢，我们要先请教一下。 呃，陈立群医师了。呃，事实上，疥疮我以为是在台湾很少见的疾病， <laughs> 但是医生说没有没有，疥疮在台湾还蛮常见的，对不对？是的，好。呃，在台湾其实三不五时，我们都会碰到疥疮的病人。嗯，那他其实所谓的疥疮，它其实是一种。 呃，虫体的感染，嗯，那这个虫，那听到疥疮呢，我们都不知道它是什么，其实它就是疥虫。是，那疥虫呢，它就其实呢就很像，呃，早期我们台湾也很多的像跳蚤啊，头虱，呃，跳蚤跟头虱又不太一样啊，真的吗？对对对对啊，有我们跳蚤有人的人叫人蚤，狗的叫狗蚤，对对。 鼠的叫鼠蚤，对，那都就是跳蚤。那也有虱，那虱的话，在头上我们叫头虱，在阴毛叫阴虱。哦，你的意思是说蚤跟虱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东西，寄生虫吗？对，都是可以虫。对对对，那那疥疮呢，又是疥虫，又是另外一种虫。OK，哈，呃，如果你不晓得疥虫长什么样子呢，现在可以上 YouTube 搜寻一下酒吧新闻台，你就可以看得到疥虫长什么样子了。如果这出现在那个漫威的电 话当中，呃，电影当中呢，我会觉得它是很酷的一只虫，有没有？就是呃，全身好像装满了那个无无呃，就是全副无爪的感无甲的感觉，甲壳虫的甲壳虫的样子，而且还有很多的须须。但是如果你被它咬到的话，奇痒无比，你就知道痛苦了。是，好，所以这个就是呃疥疮。 疥疥疥虫，疥虫，疥虫，所以被疥虫咬到那个伤口才叫疥疮。就是它在身体上、在皮肤上感染，那我们就叫它叫疥疮。嗯，那呃，其实这个在台湾我们还是三不五时会碰到。最常见的就是一些特别的一些病患，通常我们碰到就是说住安养中心的，啊，住安养中心的。那有一些呢，像例如说在监狱里面的。 或者在学校宿舍的监狱怎么会？然后在军队的这个。 这个呃军队的这个呃这个军营的这样子的，因为这种都是集体生活的，那在这些集体生活的里面，就比较容易造成疥疮的传染。好，我们要跟听众朋友稍微的来做一下说明哦，到底疥虫它是如何的去呃寄居在人类的身上，然后以至于产生产呃以至于产生这种传染病，而且它是传染力相当强，甚至是最高等级的疾病，对不对？基本 基本上我们大概不会这样说他，因为基本上其实疥疮、疥虫啊，嗯，不是很容易传染的哦。其实没有那么容易传染，那呃会造成高传染力的是特殊的疥虫。 那像呃像呃，最刚刚您提到某个医院里面，它有一个群突发，就是一个病人他身上有这样的一个呃这样子的一个虫，结果又传染给医护人员，甚至其他的病患。嗯，那这种的话，通常比较多的是一种有一型的叫做挪威型的介虫啊，它的数量特别高，嗯，传染力特别强。那一般的其他型的介虫，其实它的传染力没有那么强，所以才会比较集中在一些。 集中生活的的一些人，像刚刚我提到的，在安养中心、在在军队、军营、学校、在学校宿舍、在监狱，像这种在集集中生活的，那他们这样的传染力就会比较高，尤其是当卫生。 环境又不是很好，或者说没有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的时候，嗯，这个疥虫才会比较容易传染。所以是这种挪威型的疥虫，它的感染力特别的强。对对，我自己个人也被感染过，真假的？ <laughs> 我突然，我突然想要离你三公尺远。你是被病患感染的吗？对对对对对，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那就是一个被一个他住安养中心，然后他是这个卧床的病人嘛。那然后你去探视他，对，去看他。 他接触照顾，嗯，然后那你知道那时候你知道他身上已经有疥疮吗？一开始你基本上因为疥疮一开始看起来就跟一般的湿疹、牛皮癣、干癣外观看起来几乎真的是一模一样。我让大家看一下图片，有点点恶心呐哈，但是就是很像皮肤有起水泡那样子的感觉。这个其实就是呃疥疮，也就是疥虫它咬过之后呃剩下的那一些。 呃，这个这个还是要听主任讲，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红肿跟痒？它很多是它的虫卵，还有它的。 它的排泄物这些东西会造成它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反应啊，过敏的反应。OK，所以你要想想看哦，在这些红红肿肿的东西下面，其实都是它的排泄物、它的便便、它的尿尿，还有它的软 <laughs> 所造成的这样子的一个红肿。所以当你呃看起来，其实也还蛮像湿疹的，对不对？也很像被跳蚤咬，所以你会根本一下子搞不清楚说，哎，我到底这样子的一个疾病是从哪里来？但是这个是疥疮，对，也就是。 就是借虫反走走过必留下痕迹，这并不一定是它咬的，而是我们对于它的排泄物跟软产生过敏反应，是不是？对对，没错。那而且大多数这样的病人，像我们刚刚讲，很多住在安养中心里面，他其实病人本身就不会说，嗯，那我们只会看到就是身上红红红肿肿的啊，所以甚至我们还有些时候还会把它当成是是不是药物过敏了啊。 那所以在诊断上必须要高度的警觉，然后去去去去刮，去刮，然后去找虫，这样找到我们才有办法去。 确定诊断，OK，所以是其实他的诊断，你说很容易呢？你只要有高度怀疑，当然是容易。可是你们有些时候很多其他的疾病看起来真的很像，看起来都很像，又像湿疹，又像其他的呃异位性皮肤炎，过敏，有可能过敏，都都是长这个样子的，都很像，而且看起来那就是有水泡水水的感觉，对，哈，好，啊，所以我们要请医生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到底疥虫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它从哪里出来的？什么样的人身上容易？ 产生疥虫，而且听说疥虫喜欢栖息在人的身上，还是它只能住在人的身上？呃，基本上应该是人身上。然后那个以前我们在在上那个上学的时候呢，老师就教我们说，啊，疥虫其实它是很有规律的，嗯，就是说它喜欢什么？因为它其实不是所有的皮肤的位置它都会去叮咬的，嗯，它比较喜欢叮咬的是一些比较。 软嫩的皮肤，就是比较薄的皮肤，然后有皱褶的皮肤，例如什么？例如我们的手的这个手掌的这个指缝间啊，所以呢，我们要找疥虫的时候啊，我们就。 第一个要找的地方就是走从这些指缝的地方开始找。可是如果从指缝间看到这些水泡的时候，我第一个想的会是香港脚，哎，对不对？对，可是问题它的，可是它的水泡很小，哦、然后而且它不一定会出水泡，它大多数是红，红，对对对，所以那那而且另外一个是它奇痒无比，嗯，它非常非常的，就像被跳蚤咬到吗？对，它很痒，非常痒，所以我们就有一些病人，他其实他来像他，假如说是老人家，他。 不太会表达，我们唯一看到就是他就在那边一直蹭蹭，因为很痒，嗯，他可能就用手去一直蹭，嗯，因为他痒，他就，嗯，我们的自然的反应就是去蹭，嗯，脚痒就脚去蹭，嗯，甚至很有些病人蹭到说都出血了，哦。 哦，我们就看到哇，应该是很痒。可是其实皮肤的瘙痒，然后有这项的这些皮皮疹，其实很多病都会。哎，所以你你知道吗？呃，老人家其实是蛮辛苦的，尤其像比如说像呃我的大舅妈，她是因为中风。呃，她刚开始小中风的时候是失去了语言能力，后来再一次中风的时候才是失去了行动能力。是。但是呢，你知道，因为她呃中风之后语言表达本来就不行了，加上已经呃。 不不便行动了，所以就算他这时候身体产生褥疮，或者是被虫子咬，甚至是说呃他骨瘦如柴、胸太瘦了，然后躺在那个呃比较硬一点的凉席上面，他不舒服哦。嗯，他也没有嘴巴可以说，你知道吗？他身体也动不了，你可以想象得到那是一个多么辛苦的状况。是，所以这个也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安养机构里面呢，疥疮是一个蛮容易传染的疾病，因为。 因为老人家不会，因为他不太会去表达，他根本没有办法说。然后，然后又在一个密闭、一个集中的照顾的一个环境里面，嗯、所以一个病人只要没有及早诊断，嗯，就会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就常常会造成一个这个这个群群突发的现象。那请问一下，疥虫特别喜欢居住在人的身上吗？它是怎么来的？是因为我们卫生习惯不好吗？其实，其实它的确，它就是喜欢在一些这些。 软的皮的地方，像我们刚刚讲说，像这个手的这个，对这些地方，还有我们的腋下这些地方，肚皮啊这些都比较软的。它腋下也是软的。对对对，那那。 它喜欢去咬这些地方，那它那咬这些地方以后呢，它会寄生在我们的皮下。嗯，那可是，假如说你说寄生在人的身上，对啊对啊，那它就它不像那个藻类是在那边吸血啊什么，它只就吃我们的皮肤上的一些碎屑啊这些，它就够营养了。然后呢，它就在身上就会可能会就，然后所以跳蚤是吸血的吗？对，它会有有一些会咬，对对。跳蚤是吸血的，但是。 呃，疥虫并不会。对对对，OK。然后它就它主要就是在皮下，它就吃这些皮屑。嗯。然后，所以它在我们身上寄居以后呢，那呃，其实那其实只要一般的人，他只要有一个好的一个卫生习惯，每天洗澡，每所以像洗手，嗯，我们常常洗手，他就会把疥虫就就算我们接触到洗了。 应该也会洗掉，就把它搓掉嘛。对，因为这个皮屑也被洗掉啦。这些只要我们正常的洗手动作就可以了。然后洗澡也是一样。那可是刚刚讲到说，唯一比较有一型特别麻烦就是挪威型，因为它的量实在太高了。嗯，它量太高了，所以就算你用一般的洗手啊、洗澡啊，就算你每天洗一天洗三次，也不一定会有办法把它消除掉。所以这就造成它的所谓我们说它有高度的传染性。那它 台湾的挪威型介虫多吗？不多，可是偶尔就会造成群突发。像我自己个人说，我曾经有过这样经验，也是接触到挪威型。对对对，也是挪威型的。只有大多数都是在挪挪威型的，才比较会造成在医院里面、医疗照顾机构里面产生群突发，因为医护人员洗手。 医护人员其实都是戴手套的，然后洗手洗得很很勤的，洗澡应该大概大多数医护人员应该不太会这个不洗澡的， <laughs> 对不对？对对。所以那还会这样传染，那就是因为那一型实在比较厉害。哦，了解。好，那我们要请教一下医生哦，就是说，呃，疥虫的产生是它只能够寄居在人身上吗？听说有个江湖传言是，疥虫只要一离开人体就容易。 不容易久活。我的意思是说，呃，比如说，当我们坐过的沙发、坐过的毛毯、盖过的被子，介虫有可能会残留在那上面。但是听说只要经过消毒、经过呃整理之后，有介虫就有可能会被杀死。那问题是的确它会消毒以后，它会会会会被杀死。问题是你怎么消毒？因为例如说，我们那个病人他躺过的床，嗯，坐过的沙发椅。 我们怎么消毒？换床单呢？呃，我们假如只是拿那个吸尘器吸一吸，嗯，我们那个吸尘器能够保证把所有的虫血、虫卵这些都吸掉吗？所以，像我们在医院里面，我们的做法是，只要是他有接触过的东西，我们假如能煮的，嗯，叫煮。 <laughs> 就把它全部丢到废水，对 <laughs> 废水里面去。所以你假如像煮沸，家里面他假如这个是病人是在家里面，那他的床单呢，他所有的衣物，我们要找一个大桶子拿去煮煮沸，嗯，这样把它杀死。那假如没有，那有些东西实在没办法煮啊，像你床垫怎么煮？没有这种桶子煮啊。像在医院里面，我们的做法就是，当没有办法煮沸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让它静置。 所谓的什么什么静置，就放在那边，然后找个箱子把它封起来，然后安安静静的放在那边静置。对，放在那边封起来，嗯，然后呢，至少要封个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为什么这个效果是？因为那些虫，我们刚刚讲它是需要营养嘛，嗯，那你放在那里的时候，其实那些东西它一定会除了虫以外，它还有一些皮屑啊这些东西哦，所以会成为它营养的来源。 所以放两三个礼拜就是把你饿死，也就是他的粮食全部都吃光了之后，他就会再怎么样，你再怎么样也不够，你吃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就是把你放两三个礼拜，让你饿死。但放一个箱子密封起来，就是让他也没有机会，也不会逃出来、跳脱逃出来。那那个箱子的所有的缝隙都还要用胶带把它封起来，都要封起来，都要封起来。所以，所以用这种饿把它，所以你说消毒的确是可以把它，可是那个要要要要用一些特殊的方法。那所以。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饿死它。嗯，那我们就把它封起来。但是，医生，请问疥虫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它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存在的，是不是？在人身上本来就有可能，在就是说，当我们的卫生环境不好的时候，它有可能会产生。然后呢，它的传染一定是就是经由接触。那接触不一定是人传人哦。嗯，就有些时候它会借由刚刚我们讲的这些。 这些环境，嗯，假如说这个环境他接触过以后，然后他的他他这个虫就就就就跑到他的这个跑到沙发上，嗯，跑到哪里去，那这个就有可能会造成传染了。OK，那所以这个这是它主要的一个传染，就是接触的传染。所以如果是在呃团体生活当中，当然更可能会去传染到，那是那一个人的。 抵抗力低，还是因为他的卫生习惯不好？当然，最主要还是跟他抵抗力低也有关系。那卫生环境不卫生习惯不好，当然也很重要。就所以，我们刚刚讲，其实假如一对于一般的疥疮，嗯，我们用好一般的正常的洗手，呃，好好的卫生清洁，好好的洗澡，基本上被传染到的机会其实没有那么高。嗯，可是碰到某些特定的。 这种所谓的挪威型的，嗯，那这时候这个就。 就很危险了，因为它的虫实在太多了。好，哎，我看到 YouTube 上面已经有听众朋友在提出问题了，非常欢迎大家呢，可以上 YouTube 呢搜寻酒吧新闻台，就可以看得到我们今天民意 Uncle 的现场直播了。虽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聊的是有关于疥疮，也就是前阵子呢台中荣总所爆发的群聚感染的疥疮啊，这个疥疮呢可能或许你我都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就像刚刚医生所讲的，比如说包含呃当兵的人 <laughs> 或者是。 是住过学校宿舍的人，还有呢住过安养院的人、肠照中心的人，只要是团体生活，或多或少都有可能。倒不一定是你自己不干净，但也有可能是啊，某其中某一个的呃，抵抗能力比较低或卫生习惯比较差，因而产生的感染啦。哈。那有人问说，疥虫可以存活多久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假如说你它有食物吃跟没食物吃，对它有食物吃，它就可以，它还会还会一直生呢。嗯，对不对？那假如它没有食物，你把它关起来的话，我们就是给它关个两三个礼拜，把它饿死。嗯，好。呃，另外有人说过，如果是不值沙发的话，就直接丢了吗？ 哈哈哈，你你假如要丢的话，我没有意见呐。 <laughs> 可是你丢了以后，人家捡捡了以后，会不会又再传染？ <laughs> 对，不要做这种没有公德心的事情哈。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所以要怎么消消要怎么去消毒？嗯，就是我们刚刚讲，你不可能拿去煮嘛。嗯，所以可是你可能布置沙发，假如它的那个沙发套是可以拆下来的。 那可能就是放在家里面用个箱子把它封起来，对对对，然后四周的那个全部都是密封的关系。哎，那我想问一下，之所以疥疮哦奇痒无比，到底是因为是这个疥虫呢，它咬了我们的皮肤的关系，还是是疥虫它所产生的这些软跟它的排泄物，让我们的身体产生的过敏反应，以至于会红肿起水泡？最主要是，其实不是它叮咬的，而是最主要是它排泄出来的东西。 排泄出来东西太脏了，是不是？就是我们人体对它产生一些过敏的一些排斥的反应，所以才会奇痒无比，非常痒，非常非常痒。OK，哈啊，大家千万不要以为疥疮很少见哦，疥疮其实在台湾呢是蛮常见的一种疾病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聊到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也就是治疗的部分，也就是这一次台中荣总比较备受争议的啦，哈。哎，但这个我们就不要聊了。我想知道的是呢，真的感染了疥疮之后，我们可以怎么样有效的治疗呢？呃，主要就是。 是一个是外用，一个是口服了。好，那外用的药物的话，就是用擦的。嗯，那擦的有好几种药药药药水了。好，那那有的那那个，而且就是通常我们都会建议说，呃，每天洗完澡就要擦。那有些药水要特别注意，就是它，呃，因为疥疮其实有一个特征，因为。 我们通常啊，他虽然喜欢那个软软的皮肤，是皮脸上皮肤其实是蛮软、蛮薄的。对啊，会咬到脸呐。啊，可是疥疮很少咬脸，为什么？因为基本上我们脸啊，再怎么样，我们习惯性就是会我们洗脸吗？洗脸啊，或者怎样，你就会很容易就去把它剥掉了。所以它的它通常都在脖子以下。 <laughs> 也就是脸是我们最常去摸、去碰的自主，就你只要痒，你就会去弄它，会怎么样？那会洗脸，所以到脖子以下都是它比较容易。从包括脖子哦，这个地方软软的也会。然后脖子以下，所以有些药呢，因为它本身有一些毒性，所以这个有些药我们就要特别提醒病人说，你要用的时候不要去洗到脸。 因为脸比较薄，怕会有一些吸收，那所以只能从脖子以下去擦拭。我看了一则新闻报道，我觉得有点惊悚哎！我不晓得这是真的吗？他说，如果真的要擦疥疮的药，要从脖子擦到脚，对，全身上下每一寸肌肤都要擦，脖子以下都要擦。那可是脖子以上脸不能擦，因为我们刚刚讲它是有一些副作用，不适合擦。那可是脖子以下都要擦，可是全身都要擦，那个面积非常大哎。 嗯，对啊，就薄薄擦一层还好啦。薄薄擦一层，全身连背部啊、屁股上，就算没有被咬到的地方都要擦。对对，因为因为你不知道它会躲在哪里啊，所以你必须要全身擦。那刚刚所以讲说，因为它面积那么大，那你要全身擦，那相对来讲，尤其是有些病人他就是卧床的，我们很难能够擦的很干净，所以才会出现了所谓的。 这个吃的药，口服性的药物，对，就您刚刚讲说有一点点争议性的问题的药物，因为这个药物算比较新的药物，然后进到台湾来，然后呃，台湾的健保署也才在去年吧，去我看新闻是去年的五月才才通过健保这个药物这样子，所以很多药医院可能还没有备这个药物，嗯，对，国泰有吗？有。 好，所以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其实有很好的口服药物跟啊外擦的药物，但是我擦药需要一定的耐心吧，可能不是擦一两天就会马上见效，或是不是要擦到一到两个礼拜左右啊？对。 对，咬那而且那个呃，我们也不建议只吃药，就是说擦跟吃还是要并用，双向并行非常的重要，这样才会达到比较好的效果。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介绍到的是奇痒无比的疥疮啊，疥疥虫呢，它长得是这个样子，真的是非常的，哎， <laughs> 我一看到就觉得全身都痒起来了，尤其它那个前面长长的那个须须，有没有就会觉得好像会被它刺到的那种感觉啊！哈，好这个。 它其实不小哎，零点零点三公分嘛。对，其实看得到，肉眼看得到啊。其实很难啊，还是要用显微镜会比较容易。跳得很快是不是？它其实移动不会很快，所以我们基本上检查就是把它的皮屑刮下来，刮下来，然后去找这样子。那所以刚刚您提到说要治疗多久，除了是大概两一两周以上的话，另外一个我们还有很重要一个就是说。 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就要去刮，嗯，就要去刮，看还有没有虫体在里面，才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复发，对对？对，所以然后，所以又然后，另外就是配合一个，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吃的药，嗯，那吃的药的话，一周只要吃一次，嗯，然后它可以，然后然后可能吃两次到三次，嗯，然后就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就是内用加，一般讲说内用加外服啊，嗯，好，那这样子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哎，你知道有一些中风的病人，其实因为长期 卧床行动不便，他其实没有办法每天洗澡的。对，我的意思是说，他其实顶多就是只能够每天擦澡。你要想想看，你每天能够站在呃水龙呃那个莲蓬头下面淋水淋澡，这样其实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是，因为很多中风的病人，他根本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所以也有一些那个基金会公益团体，他们会开着那种沐浴的居家沐浴车，开做什么？ 开车到你家去，然后帮行动不便老人家洗澡。他老人家被洗干净之后，他露出了那个笑容，你真的是会觉得哇，能够好好的舒舒服服洗一次澡是多么的开心的一件事。那也就是因为他不便不方便洗澡，就是他没有办法很好做到他的卫生习惯。我相信他的私密部位，他的生殖器也没有办法。 都能够每天的去好好的做个清洗，那像这样子的话呢，其实就真的比较容易会成为疥疮的呃疥虫的感染的的感染者之一了哈。是。所以一定要提醒一下这个帮忙照护者，我觉得照护者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嗯。但是呢，适时的，除了在翻身的时候帮他看一下，说哎是不是有褥疮的产生啊，也要帮他看一下，说是不是身上有一些这个莫名的呃起水泡的这一些红疹，因为这些红疹子呢都有可能会是。 是呃，疥疮的产生是，那他他动不了身体，他没有办法去瘙痒，嗯，但是他又奇痒无比，你知道那感觉神经没有停，对不对？嗯，中风的人是不是感觉神经没停？没有，所以所以才会说，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他会蹭到说。 都蹭到出血了，所以你看到他一直一直蹭，一直蹭，他蹭不到他要蹭的位置，他又奇痒无比，然后他又中风，他又不良于行，他又躺在那边，所以这真的是有赖照护者或者是说护理师们要多一点的细心，才能够去帮助他们。所以在节目当中，为什么一定要介绍介绍有关于疥疮？我觉得刚好也是因为我爸妈年纪大，最近常常进出医院的关系，会让我更加的觉得说，照护者真的很辛苦，但是照护者呃生病的人可能会出现的哪一些问题？ 也是需要我们一起来找、来关心的。所以，对一些慢性疾病或是一些肢体不便的这个朋友来讲，假如说他的皮肤上出现一些疹子，呃，而且很痒，然后常常不会好，通常都会先当成湿疹在治疗。嗯，对。 啊，然后，然后呢？或是说，哎，是不是过敏？假如说这些都治疗一段时间都没有什么效果的时候，这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嗯，有没有可能有这样的问题？会是疥疮？再次提醒大家，疥疮在台湾并不少见，对，还蛮常见的哈。好，我们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 时间十一点三十六分，欢迎回到《名扬课》节目现场，我是施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国泰综合医院感染科主任陈立群医师，跟听众朋友呢聊聊有关于啊疥疮啊，疥疮呢是由疥虫所引起的。在台湾呢，呃，录音室的这四个人当中呢，只有医生一个人 <laughs> 有听过，跟有感染过，跟有见识过。然后我们三个人呢，就是像住在天龙国的人啊，什么什么疥疮。 但是我告诉你，这是真的有，而且很常在长照中心、在监狱、在呃学校的宿舍、在军旅生涯当中都很容易见到。这其实不必什么大惊小怪。但是希望告诉大家的就是说，如果你家里面有需要这种长期照护的病人的时候，请对他多付出一分的关心，不是只有看褥疮而已。像我自己很紧张褥疮的产生啊哈，而是比如说像那种异常的皮肤红肿，也都要特别留意。然后刚刚呢，我在呃。 上节目之前跟医生聊，哎，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们都有做那个头虱的检验？就是那个一呃老师啊，那个不是老师会那刷头发，对，刷还要还要拿胶带刷头发，拿胶带粘呐，然后看一下你的头发上面有没有头虱啊？好奇怪，长大之后就没有这项检查了。但是头虱这件事情已经在台湾消失了吗？其实现在的小朋友还是有做这些检查啊，真的是，而且还是有。 管我没生，你看， <laughs> 所以头虱又是从哪里来？是没洗头的时候产生的头。当然跟卫生习惯还是有关系了。所以现在是没洗头脏的吗？就是说卫生习惯你没有没有洗干净啊什么？就个人卫就是那尤尤其是女生又比男生多嘛，因为头发长，头发长容易藏污纳垢，对对对，然后就容易传染。所以。 头虱的虱子跟跳蚤也是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一个是虱，一个是蚤，所以又不一样。头虱潜藏在我们的头皮上面，它也会吸血吗？会，也是会吸血，那也会奇痒无比。也会，嗯，也会有，它没有到那么痒啦，它没有到那么痒，所以它才比较不会那么这么容易被发现。然后只可是它就是会寄生在我们的人体的身上。 呃，但是还是还是是有，对不对？对对。所以我记得以前小时候午睡的时候，如果那个有头虱的小朋友，因为我们午睡的时候不是同一个桌子坐两个小朋友嘛，那个头都不能靠太近哎，老师说会传染。会。 对，会会会就接记得吗？你还记得吗？该不会是只有我一个人有这种童年？呃，我小时候我们学校同学好像有的不多， <laughs> <laughs> 所以投尸我自己没有经验。 <laughs> 然后医生告诉我说，不只有头虱哦，还有阴虱。我说啊，什么？说是长在阴毛地方的虱子，对不对？对对对，这这个到现在也还有，也还有，包括像我前阵子有病人，他他在帮专门他在做那种。 呃，有一种职业叫做除毛啊什么的，他就就是比基尼线的除毛啊，就是那一类的吧。然后就跟我讲说，哎，他发现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客人客人好像有阴虱啊什么。我说哇，你这么厉害，你除毛就可以除到这样，因为有红肿的咬的痕迹，是不是？他有一些或者可以，甚至他可以看到虫卵。嗯， <laughs> 那所以所以，其实这些病我们现在想起来好像异形一样。 可是实际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还是存在的，只是没有像。 没有像我们这可能二三零零三零年代四零年年代五零年代那时候好像很多，对，可是其实还是有，包括我刚刚讲国小学生的这个寄生虫检查、头虱检查还是有，是有，而且还是的确有找到的。哦，OK，好，所以呃，请大家还是要特别的去留意啦。任何地方的红肿、痒痛、不舒服的话，呃，轻则呃。 不管是由跳蚤、头虱、阴虱，或者是像刚刚我们讲讲到的疥虫所引起的，它看起来的外观可能都是非常的像的，但是那个位置不一样。刚刚讲的那个头虱、阴虱，那位置是完全位置不一样的。对，所以还是不要说呃会急就医就不去看医生，医生什么都看过了。呃，要看看哪一科？啊这个主要还是看感那个感染科呃皮肤科。 皮肤科、皮肤科，然后感染科也有一些，不过主要还是以皮肤科为主。嗯，对，那我们在处理的就是通常就是比较多是比较严重的病患。嗯，严重是指像。 住院了， <laughs> 像头虱、阴是不会住院，可是疥疮常常是在住院当中被发现的。嗯，然后而且它比较麻烦的事情就是会传染。嗯，就像这一次这个事件一样。所以疥疮的患者他必须要住隔离病房吗？他不需要到隔离，呃，不需要到隔离病房。可是就是他所有他所他的这个衣服啊这些东西呢，他都要做我们叫做接触隔离。哦，那所以他他他穿过的衣服，我们讲要么就是拿去煮。 嗯，要么就是沸腾的水，对，要么就是要把它放在那个地方用封起来，嗯，然后隔一段时间。那所以在医院里面，我们比较要特别要小心，就是这个传染的问题，嗯，因为它像这个有些时候是传染给。 别的病人，嗯，那像这一次的，还有传染给工作人员、护理师，十四呃，传染的十八名当中有十四名是护理师，护理师最辛苦，可见了这些护理师有多么认真工作。对，所以我们常常会开玩笑讲说， <laughs> 假如你有被病人传染过，那就代表说，尤其是医生，嗯，代表你的工工作还蛮认真的。 <laughs> 就因为通常医生都看一下，哦，好，就走了，手摸两下就走了。那可是像像你，假如说你会去跟病人有比较近距离的接触，包括可能帮忙去搬一下或怎么样的时候，所以这时候可能会。所以台中荣总护理师其实工作很认真，很认真，很认真。一十四名诶，十四名护理师诶。对对，而且他因为是挪威型，所以他的传染真的很强，而且很有可能是，就是除了他这个病人传染给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之间，嗯，彼此可能因也会造成传染，也会因为接触而有所传染，对不对？哈，哎，医生请教一下如果真的是感染了头虱跟阴虱的话，需要把毛都剃光光来做一个呃彻底的根除吗？我记得小时候有那个男生被抓去剃光头， <laughs> 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觉得这样会比较好，因为让他没有地方生存了。对对，那反正它会再长嘛，反正毛还会再长啊， <laughs> 毛会再长，嗯嗯嗯。 对，只有一个地方毛不能随便剪，就是叫眉毛。啊，眉毛长的速度比较慢，非常难，就是眉毛剪剪了以后很难长，长的速度非常慢。 哦，对对对，所以那个头上的毛、阴毛都可以剃掉啊。所以如果说真的不小心感染的话，其实全部剃掉是一个最直接的。对，当然还是要还是要涂药。而且这样也方便涂药，看得到嘛，也方便来来做涂药的一个方式来做预防啊，哈好。所以呢，这是跟听众朋友呢来介绍的有关于这个疥疮的部分呢，还是要请大家呢特别的这个小心，尤其是挪威型的疥虫，它的感染力呢是特别特别的强啊，哈。 不管是直接的接触或者是间接的接触呢，都是有可能会感染的。好，那我们这边呢也要来开放我们的扣音电话了。我们的扣音专线呢是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欢迎听众朋友呢有关于任何这个呃传染病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扣音进来请教我们的陈立群医师。感染科管的范围其实还蛮广的， <laughs> 对不对？ <laughs> 对，从那个我跟你讲，从艾滋病，然后呢到那个呃。 嗯，泌尿道感染，当泌尿道感染、呼吸道感染、蜂窝性组织炎，然后还有我们今天所聊的头湿、阴湿、呃疥疮啊，全部都通通都是你们管的范围，有叫感染的感染的部分通通都是，还有包含呢，冬天最常见的肺炎，对肺炎也是也是你们所感也也是你们所管的，还有一些中枢神经的感染，包括脑膜炎、脑炎啊，这些也都是嘛，哈好，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我要请医生帮我们戴一下耳机，我们先来。 接王小姐，你好，王小姐，嗨，啊，王先生，对不起，王先生，王先生，是，你好，请说，啊，两位好，我想请问一下，疥疮跟乳疮是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母亲得了好像是乳疮，好大一个洞，乳疮啊，乳疮，乳疮哦，褥疮，褥疮，OK，好好好，疥疮是虫咬，所以它主要的。 皮肤上就是看到它会红、会痒、会有一些，甚至有一些抓痕。嗯，这是疥疥疮。那褥疮是压出来的，它是因为压力造成的，所以它在一些。 一些容易压到的部位，又像我们的这个臀部的地方，或是我们的这个两边剑骨的旁边，或是我们的肩膀的背后，这些地方都有比较容易出现。那个是压出来的，那叫褥疮。嗯，所以那两个造成的原因完全不一样。褥疮有专门的药物可以处理吗？褥疮其实主要就是多翻身。嗯，然后当然当然真的发生了有一些有些时候要清。 要要外科的清创，那有些时候用一些药物，一些一些服那个外服的药物去去让它擦拭这样子。嗯，我刚刚不是说我大舅妈是中风的病人嘛，但是她也有产生褥疮。那经过后来经过医师的治疗之后，褥疮就好了。但是预防褥疮再度的发生，最重要的还是要多翻身，多翻身，然后帮她多按摩，让她的血液循环比较好一点。对，才不然你一个东西一直。 压着他不舒服，他也说不出来。对，然后压到最后就变什么，就烂掉了。对，就变。所以褥疮最主要发生的原因就是压久了，血管这个被压的循环不不过去了，嗯，组织就缺氧了。那缺血缺氧了，组织就。 坏掉了，嗯，对。那疥疮不一样哦，疥疮是疥虫咬的，是是一种传染病。但褥疮并不是传染病，褥疮是一种呃久压性所产生、长期卧床所产生的疾病啊，哈。好，两个要稍微的做一下区分。但是呢，呃，我要请王先生特别的留意哦，因为褥疮啊，很有可能也会变成严重性的感染。 感染蜂窝性组织炎，甚至可能会导致死亡。对对，所以有出现褥疮，请记得一定要去看医生。对对对对，因为他那个组织坏了以后，细菌就容易滋生。嗯，所以有些时候就会产生严重的感染。那这个又要清创，又要用抗生素，甚至有可可能会引起败血症，也是一个蛮严重的疾病。嗯，所以那个我爸住院的时候，我最害怕得到褥疮。我的三爸五是说：“不准不准吃完饭马上就去躺， <laughs> 先站一下，先坐一。” 下就是一定要动，多动才比较不会容易产生褥疮啊！哈，没错。我们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现在时间十一点四十九分，欢迎回到《名医课》节目现场，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国泰医院感染科主任陈立群医师啊。国泰医院呢是位在台北市的。 核心心脏地带，对不对？呃，我们常常讲说蛋黄区旁边，蛋黄区旁边， <laughs> 蛋黄区正中间吧。 <laughs> 所以你们应该那种各式各样光怪陆离的事情，应该见的都还蛮多的。是有一些故事吧？是有一些故事。我决定下次啊，来开那个什么，呃，司马立群讲医院， <laughs> 医院鬼故事，故事我没有不会讲鬼故事，不是司马立群讲医院，医院医医院奇谈。 你们， <laughs> 因为我觉得感染科其实有很多很酷的故事。不过因为有些东西我们不方便讲，因为这牵扯到隐私的问题。对，当然我们要修改啊， <laughs> 我们要嘲笑，你知道，演艺圈都是这样子，啊，要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不能让别人听出来真实。因为现在的听众都很厉害，嗯，可能我们只要讲讲一点点，他马上就 Google 出来，马上就会找查出来。哦，刚刚你讲的是谁谁谁是？ <laughs> 哦，我们要很小心。所以你看，我都讲我家人，我家人。 好，下一接王先生的电话。你好，王先生。哎，小姐，主持人，你好，你好，你好。我这个呃，皮肤感染，感染痒的要死，看了两个月了，擦多少牙膏，啊，有什么类固醇的，又打针打了两针，还没好，还在痒。哪里痒？哪里痒？我刚没听全身痒。全身痒啊！啊，那个红的，呃，像那个啊芝麻点一样的。 像什么芝麻点一样哦，芝麻点 <laughs> 一点一点一点红红的这样子。那医生有说是什么疾病吗？医生这个金口都不大开啊，都这样子，没管你初一，你想要开给你就算了。嗯嗯，问他他也不讲多少。 哦， <laughs> 了解哈，他可以去找你吗，陈医师？哦，那个还是要看皮肤科， <laughs> 那还是要看皮肤科。不过，呃，北北您刚刚这样讲，我想可能有几个主要的问题要去去去探讨哈。一个是，当然我们在台湾呢。 湿疹很多，嗯，那这个是一个要要要要去呃注意的。那可是因为你擦了药膏，擦了很久，好像也没好。另外一个就是有没有什么药物的过敏？嗯，哦，药物过敏也常常会这样全身痒啊。好，那因为通常我们年长者啊，吃药还蛮多的，所以有没有药物过敏的问题要小心？那当然还有刚刚我们就讲了这个疥疮， <laughs> 疥疮哦，虽然就算我们呃这个有每天洗澡，每天有好的卫生习惯，可是假如真的碰到某一些。 特殊的严重，这个感染力比较强的，我们还是有可能会被传染的，所以这些方面，我想还是要去。 看皮肤科医师好好跟他讨论。跳跳蚤会咬咬到全身吗？跳蚤不太会这样，跳蚤不太会咬到全身。对对，好，或者是也可以看那个常常来我们节目当中的呃黄千耀医师，他是雅文皮肤科诊所文雅的雅雅文，然后倒过来的雅文皮肤科诊所，也可以先去看一下黄千耀医师，因为他是我认识少数会很认识看认 <laughs> 认真看皮肤病，不只看镭射美容的医师。 <laughs> 好了，我来接听众朋友 电话，汪小姐，你好，汪小姐，医生你好，是，你好，我在呃呃一百零六年那个时候，因为那个被机车哈那个撞到了，就那个伤口就就很久哈，还是一个黑黑的那个像呃那个龙眼干一样的，后来哈，哎就有有一个中医哈，那个医师那个他给我叫。 那个护士小姐给我推哦，啊推的大概是太力道太强了，结果就变变成蜂窝性组织炎了。嗯，蜂窝性组织炎之后哈，这个伤口哈，后来又又他又给我推的，变得有点破皮哦。那这样子现在变成黑黑的哈，嗯，很难看。这个有什么办法吗？ 哦，哎，这个好像也是皮肤科问题。呃，这个基本上应该是就是过去可能感染，然后又受伤，所以造成了在你的皮肤留下了黑色的，我们叫黑色素沉淀。嗯，那基本上这就是一种疤痕。那所以那个真的要处理疤痕，那可能就是要属于比较属于医美的部分了。嗯，好，那可是呃，基本因为那个地方已经感染过了。 然后循环又受伤过了，循环不好，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比较建议是不要去特别去用什么手术的方式去处理它，嗯，因为那个那个虽然它黑，可能用一些盖斑膏啊或什么去把它盖过去就好了。因为你又再去动手术又去做什么的话，可能又造成那个局部的循环又会出问题。不过你假如真的非常非常在意的话，可能去看皮肤科或是去看。